板砖拍中脑门的声音，那叫一个清脆。这一砖在叶修、在张艺伟、在他们这些有水平的职业选手眼中来的可谓顺理成章，正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可在普通玩家眼中，这一砖就来得太意外了。他们所看到的是包子入侵被追得像条丧家犬一样到处乱奔，汤兴的节奏被动了，出破绽了。 这种东西有点高端，并不是人人都能看出来的。结果，这个在张义伟眼中完全配不上出场的新丁，非但看出来了，而且还把握住了。只是拍出这砖的姿势依旧难看，依旧狼狈，看起来就像是胡乱操作，恰巧撞着了一样。是巧合，还是？ 张一伟心中本来还是一些疑惑的，但是很快的消失了，因为板砖不过是开始，姿势狼狈的包子入侵在一砖之后就开始了反击，流氓的技能一个接着一个，瞬间就是一套连击。唐星神枪手的生命一路下滑，先前枪体术抢攻占到的便宜，很快就被这一波反击给追平反超了。 稳住啊！张义伟悄悄捏了一把汗。不过汤星不愧是玄奇的队长，张义伟最为器重的选手，这一波反击没能招架住，但很快之后稳住了。一枚手雷丢出，跟着后跳飞枪，想切开两人的距离。谁知对方这时却是得理不让了，避开手雷爆炸时的冲击后，就顶着攻击硬冲了上来。 扬手一把抛沙就撒了上来，唐星连忙就转视角，抛沙的伤害可以吃，但致盲效果可不能中。结果就在视角刚刚偏转过去，就听“啪”一声，板砖已和神枪手的后脑亲密接触了。这么快啊！唐星心下一惊，刚刚抛完沙，跟着这一砖就已经追到。 这等操作速度，汤星都只能自愧不如啊！这个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新丁，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板砖拍在后脑，有背身攻击的判定，神枪手顿时进入眩晕状态。包子入侵的攻击就跟着到了，一记勾拳直接将神枪手挑上半空。眩晕状态吃到攻击后立刻自动解除，角色已在半空。 汤星倒不慌张，转动身形，还想继续强攻。枪体术的空战能力也是相当出色的，尤其是配合好飞枪的话，可以打得特别精彩好看。汤星虽没那技术，不过来两下的实惠还是可以办到。结果，视角努力调整了一圈，愣是没有看到包子入侵的身影。人呢？汤兴正诧异呢。 结果再度吃到包子入侵一击，这一次的震惊，可就不是挨两下板砖那么简单了。人在，但是看不到，这种技巧，这是传说中的遮影步，即使在职业圈中也是极其高端的技巧，没多少人能掌握的。但是眼前一个新丁。 一个经常犯下低级错误的新丁，居然能用出这么高端的技巧，汤兴惊呆了。场外的张义伟也同样目瞪口呆。遮影步这技术，作为旁观者有时候不一定能反应过来，但张义伟有经验、有眼光，而且对汤兴又极熟悉。 方才他看到汤兴将神枪手的视角拧了一圈，心中还在暗赞汤兴的操作，在这被动局面下依然很稳定。结果就见视角拧了一圈，但汤兴的神枪手却没有任何举动，丝毫没有要对包子入侵下手攻击的意思。张以伟当时就猜到了，这不是汤兴错过了机会，而是他根本就没找到机会。 转了一圈的角色视野中，汤星没有找到包子入侵，那会是什么？当然就是遮影布了。想到这一点的张一伟张大的嘴巴都忘了合起来了，他下意识的看了一眼叶修，叶修脸上的笑容让他觉得各种高深莫测。 星星这帮家伙果然都是为了胜利，完全不讲究手段的吗？能用出遮影步这样高端技巧的高手，居然都在这儿扮猪吃虎，还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事？扮猪吃虎，张一伟此时满脑子都是这个词儿。包子入侵的形象在他心目中越来越高大。 这人的实力到底是什么样的？自己先前的研究了解看来都是错的，这该怎么办呢？张一伟心下焦急万分呢。可是此时，就算他想出应对的法子，又能怎么样？他是无法和场上正在比赛的汤星交流的。比赛一经开打，就要完全靠选手自己来把握了。 汤兴显然也因为这一个遮影布蒙掉了，被包子入侵一套连击揍翻在地，甚至还追加了两个扫地攻击。汤兴已经连瘦身这么基本的操作都忘掉了。张一伟的心情更加灰暗了，但是他也不好责怪汤兴，包荣兴这种完全超乎他们想象的实力，根本就是计划外的事儿。 让汤兴去应对一个能掌握遮影步的高手，这对他来说有些太勉强。不过这一次，汤兴还是很快又稳住了。先前失神主要还是因为意外。要说如何畏惧，汤兴却早已经习惯了。玄奇是一支弱队，而他也不过是一个能力有限的选手。 在玄奇的两年，他一直就是在和各种比他实力优秀的职业选手交锋中度过的。应对能力在自己之上的高手，这根本就是汤星一直以来的荣耀生涯。以弱打强，他很有经验。不过，这种经验带来的主要是心态上的平衡。真要因此就能频频取胜，那他也就不是弱者了。 看到汤星再次稳住，张一伟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这都是玄奇在联盟中的处境给汤星造就出的心性。不过叹完了气，张一伟的眼睛忽的又是一亮。汤星面对高手心态平稳，这种情况下时常也能把握到一些胜机，尤其是那些骄傲轻敌的，或是年轻经验不足的。 包容兴骄傲轻敌，这点当然没有。为了战胜对手，各种丑样都扮出来了，哪有半分骄傲？但要说经验不足，这么一个没混过职业比赛的新人，经验几乎就是零。在网游竞技场里打出来的 PK 经验，那跟职业比赛经验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包容兴正是汤星可以取胜的那种选手啊。 看着汤星静下来和对方周旋，张义伟突然又开始了新的期待，死盯着比赛场上的双方。破绽！张一伟眼前突然一亮，结果汤星却好像没有发觉这一破绽，晃眼一过。张一伟摇了摇头，重新坐正了身子，结果才刚过了五秒，他又肝颤了一回，又有破绽。 结果这次汤星依然没能把握住，更准确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去把握。怎么回事？张以为有些不解。第一个破绽闪得较快，汤星的能力抓不住也算正常，但第二个破绽漏洞极大，以他对汤星的了解，没理由不把握住。难道是？ 张一伟又偷偷看了星星这边的叶修一眼，这家伙依旧是先前的那个笑容。这两个破绽是圈套。张一伟恍然大悟：职业比赛就是这样虚虚实实，大家都在互相找破绽，但是也要小心对方露出的破绽会不会是什么陷阱。 都明白了，包荣兴并不是个简单角色。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低劣失误会是什么？这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吗？汤星打得对，就要保持这种冷静。张一伟赞许的点了点头。于是，就看冷静的汤星继续和包子周旋的，不冒前，耐心寻觅着更有把握的机会。 有首歌唱的好啊，“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逝。”汤星神枪手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因为他始终找不到更有把握的机会。对手露出的破绽，在他看来都很不真实，都像是直接贴着陷阱的标签一般。而把自己摆在弱者角色的他，在场面上也放弃了直接对攻。 他更多的是采取守势，尽可能的将自己先置身于安全的境地，防守反击在哪儿都是以弱打强的常用手法。奈何这次，他的战术实在有些不对路。对于包子，无论是他还是张义伟，都存有很深的误会。这到底是个怎样的选手？他们总是有新的认识。 此时，汤兴以为包子是个大高手，摆出了防守的姿态，顿时被包子入侵，抡起板砖撒开了猛拍，拍得得意忘形，自己漏洞都有些多了。结果，汤兴这边却是一摇头：“不，这不是破绽，这么粗俗的破绽肯定是圈套。”他继续寻寻觅觅，生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不说。 最后自己也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兮兮了。张义伟到底比唐兴要老辣得多，在看到多了以后，终于还是反应过来，这包容心根本还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他没有什么伪装，被枪体术突袭招架不住，于是他就跑。跑的过程中发现有空档，他就反击。 反击命中，跟着扑进连击，这是每个有点水平的荣耀玩家都该具备的事儿。至于那个遮影步，也真有可能是他一步走位，恰巧就走进了视野死角。那么现在他所露出的一切破绽，也就是真的破绽喽。于是，再看到汤兴各种放过机会，张义伟急的是捶胸顿足。 他希望汤星快点反应过来，但是这一次汤星却是一根筋到底了。终于，他没有找到他所需要的机会，被包子入侵解决掉了。然后下场的时候，他还一脸的坦然。他觉得，他就像以往面对每一个高手或是大神时那样，虽然最后输了，但也算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极致。 张一伟欲哭无泪呀，那哪是什么高手啊？那真的就是个新人而已呀。